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正逢节日啊，也是小田大喜的日子啊！恭喜，这个香港富家公子啊，送的真的珍珠都戴在了脖子上。是吧 <laughs> 对，还真的？什么叫真的珍珠？真的珍珠，真的珍珠是指我的那颗心灵吗？哦，带 <laughs> 着个链，当着心灵了。小田，反正最近是这个相亲忙啊，相亲正。而且今天是谁说的？今天确实是你大喜的日子，对吗？怎么了？你别离我们这么远，你大喜日子离我们近一点。 <laughs> 今天是他的二十岁的生日啊，所以说呢，也是很唏嘘啊，对吧？这个，所以。 而而且呢，所以今天呢，你穿成这个出水芙蓉一般，正好可以跟我们分享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对，那就是普京离婚。 <laughs> <laughs> 对，这是个好兆头，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人家离婚，他你觉得他这个他正在要结婚呢，芙蓉，然后可以谈一下离婚。哎，对对对， <laughs> 你可以谈谈现在。对对哎我本来是说这个人家离婚呢，就事出有因。 对不对？那那个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就大概是这类型的，是 <laughs> 这个意思。文道，你看，就是你是信佛的人，你就明白了。人家有句话叫“这个菩萨为因呐，凡夫为果呀”，就是凡夫啊，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就他他到结果的时候才知道害怕。菩萨是为因，就是众相亲的时候就害怕了。 嗯， <laughs> 有。 <laughs> 看到他的时候， <laughs> 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该想到离婚是什么下场。对对对，是个状态。本来小田真的，我今天还准备呢，就是给你送上这个符合你的那个很多岁数的那个玫瑰花，是吧？ 但是， <laughs> 但是后来我一想，那太多了， <laughs> 没有，二十多，了二十多，不要玫瑰花，别人都说送我荷花比较合适。哎，你今天穿的就行。花所以啊，我正是因为一想，这得多少人家翩翩佳公子哈，今天得挖空心思跟小天献献殷勤。 <laughs> 我想了想，我送不出什么人间没有的花。 咱们就干聊吧，啊，还是聊聊普京离婚的问题。好，你听了之后，你作为一个恨嫁的心呐，你你怎么想？ 涛哥，哎哎呦哎呦，哎呦，涛哥，不得行了，我没有我没有恨嫁，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这个叫菩萨为因，我们不是菩萨，但是呢，我们要向菩萨学习，要有菩萨一样的胸怀，这种心灵。所以说呢，我觉得一切的因缘啊，都是这种前世修来的，珍惜就好，珍惜眼前。所以说我没有恨嫁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呢能在生日的时候把时间投入到工作，我很高兴。嗯，但是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没别的，就是普京离婚。 <laughs> 你哎，你说这个普京不是没有珍惜他的婚姻呢？嗯，三十年的这个婚姻呢？按说我就觉得俄俄罗斯人要不然真是很莽撞，要叫中国人怎么着都得图一个圆满。你看这次夫妻两个人已经一年多没有公开露面了，然后就在克里姆林宫嘛，好像是六号还是几号，就是看那个一个芭蕾舞剧，舞剧结束之后，电视台访问。 俩人啊，聊聊，聊聊，跟二人转似的就聊出来了啊。像我们这个婚姻都结束了，就这么说。这个时刻离他们三十周年啊，只有两个月。嗯，还真是。我觉得这要是我跟小田，肯定怎么着就再忍俩月，给大家弄一圆满，就说我们。没年好像还没有办手续，只是这个对外宣布，所以没准还能忍忍。我觉得也好嘛，你三十周年前宣布结束了，就就免得到了三十周年的时候。 要搞个什么庆祝，然后因为要说圆满，里面觉得不踏实，说不定到时候就反悔这个离婚的决定，反而离不成了。哎，你想，普京不容易啊，这个普京啊，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真的其实越来越开化。你信不信，再过五十年，嗯，这总统、首相不定都得玩成什么人物呢？你看，现在已经有这种同性恋的冰岛的这种。 啊，还有这种这个法国的这种，嗯，就所谓正牌女友，就各种都出现，所以他离婚。据说民意调查呀，俄罗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就说他诚实，他选择了诚实，他至少。嗯，我觉得这个呀不一样，因为这个整个世界你要看的话是几个不同的文化圈那么俄罗斯它算一个比较这个独特的一个文化圈了。那整个欧洲是欧洲他们的一个文化圈，是这种天主教信仰的一种文化圈。那另外你要说美国。 美国或者带一个英国，他们就是那种有这种清教徒思想的这种残余，或者说或者是影响那种关于这种对婚姻、对政治人物的个人生活的这种啊尊重也好、理解也好、包容也好的一种另外一种文化圈是不一样的。但是，嗯，俄罗斯是东正教，对，他们就讲呢，说这个事情本身就很矛盾啊。 普京本人上台以来啊，他也是找精神价值，就是大力推动东正教。他就认为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他复他他复兴这个东西。嗯。可是呢，这两天东正教的一位领袖呼吁呼吁全国的这个东正教信徒一起祈祷，拯救这夫妻俩的灵魂。对， <laughs> 认为这个是有罪的。对啊，因为东正教跟天主教很接近的一点就是，其实东正教跟天主教在很多方面啊是比较接近的。 比起他们跟基督教的关系更更近一点，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是不许离婚的，天主教也是不许离婚的。那么由于这些国家不准离婚呢，因此会出现很多后遗症。你比如说像最有名就是爱尔兰，都虔诚天主教徒，那么呃，然后他们又不准离婚，又不准避孕，所以孩子是拼命的生嘛。 啊，不避孕啊！避孕是不可以的。那么，比如说罗马天主教是一直以前最保守的时候是反对人家用避孕套、用安全套的。我们也反对啊，啊，对 <laughs> 然后呢， <laughs> 后来呢，所以东正教呢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嗯。但是，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嘛。你以前这些政治人物、政治领袖，我们说今天的政治人物领袖，难道真的在爱情或性生活方面变得比较开放吗？不一定。 你回看以前不是更厉害吗？你看以前英国国王就是为了离婚的问题，这个跟天主教闹翻，然后自己接二连三娶一个杀一个，对不对？对。然后那种三妻四妾的更不在话下。亨利五世好像，亨利八世吧，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的，爸爸，真是。嗯，但是呢，还是不一样。是什么？刚才这个呃文道兄讲的很对哈，就是这个东正教和天主教他们对对待婚姻的看法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这个民主程度。 是截然不同的。你想想，在这个欧洲国家，对吧？他们的民主程程度很高啊，很开放这些国家。那我们想想，这个萨科齐他在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零七年底离婚，零八年初又结婚，没关系啊。贝鲁斯科尼离了两次，现在又跟这个一个比他小多少啊，三四十岁的一个小女友在一起，没关系。有这个没关系啊，是。但是换成是普京，这就是大新闻，爆炸新闻，全球关注，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普京啊，他手头的权力。 太大了，而且呢，是否真正的受到了制约？这个我不知道。不像在这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一个国家领袖，一个国家领导人又怎么样啊？反而是选出来的，到了时间你走人，跟凡人一样。但是普京就不一样，普京毕竟啊身上有这种神人的光环，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个当前是受到了如此大的关注，甚至呢有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有压力哈？当然，对他们来讲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这个，其实我就觉得这两口子他们啊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看看他们的照片啊，咱们缅怀一下他们俩的婚姻， <laughs> 婚姻啊！你看，这是当年戴戒指，你看那时候普京瘦啊哈！你再看下面，在隔别屋的时候，这是生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你看他老婆看着就贤良，你知道吗？再再看下面， <laughs> 像谁啊？你看，你以为这是他的女儿吗？不，这是他的老婆 <laughs> 年轻的时候溜得密了，哎呦，这傻货？你再看下边。 溜达密了，嗯，再看看，很美很美。哎，你看这时候，泰姬陵夫妻俩在公共场合啊，这个这人家就说做出这种亲热的举止还是不多见。嗯，但是这个有八卦迷们就注意到，做的还是有距离的。 <laughs> 你再看下边，哎，这是在公共场合，再看，哎。 这个这就八卦了。普京宝贝儿说卡巴哎，对普京，你怎么知道普京宝贝给大家解释一下， <laughs> 卡巴耶娃，你来解释。就得奥运会的那个艺术体操金牌的，是啊，都说都是哎，所以他们讲的，你知道吗？我今天跟文道说，我说这个摩羯座的人，我经常就发现他是一种民间形容啊，是一种苦苦什么玩意儿啊，就这个人比较容易自苦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在各种文化当中啊，包括宗教当中啊？ 也都潜在着有一种价值观，这个就是说，人得苦，就是说，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什么等等等等。你看啊，就是说，你要是往享受那头去，你的民望就不会太高。你比方说，这个普京，这个人家就说了，说尽管他离婚呢，啊，六七成的人都表示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维持不下去，他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 有报纸评论就说：“就看他下边，如果他再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或者真娶了五，普京宝贝儿或者五朵金花，那么他的名望就真的一定会降低。因为就感觉你是，你知道吗？你没选择苦啊，你去选择了甜，你怎么能享受呢？毕竟是一个这个领袖人物，人的人家对他是有这种道德要求的，对，有一种期许。你背叛婚姻是为什么？如果你们确实是走到头。” 那么还可以理解，对。但是如果你是奔了那头，嗯，你看这个老百姓，其实我认为这也是不理性的，也可以理解，就会到头来啊，就是你喜欢的和我们一样，有什么了不起？就这样子。那那难道说他要去，比如说养老院啊， <laughs> 什么，认识一个，然后他就果然是伟大领袖啊？是是是，你说民间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我觉得不会吧，我觉得。 当然，我不太了解俄罗斯文化在这方面是怎么去看，但是，呃，坦白讲，我听说我看到报纸是讲俄罗斯的舆论对这件事情不是太关注。当然，俄罗斯舆论是受控制的，我们也都知道是个鸟笼中的言论自由，他们是一个。呃，但是这个问题比起他的政治上别的问题。 不一定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看来，就我们知道，在俄罗斯有一个反对普京的势力正在抬头，越来越茁壮，所以就要看判断这件事对这个反对势力是不是有效。那你如果拿出他的离婚来攻击他的话，那多半都是一种你想象得到，是一种道德上比较保守的势力来来谴责他，对不对？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立场，女女，你要所以说女人的这个选票啊，嗯，会流失，会流失，嗯，但是呢。 呃，你现在他的反对势力不一定就是道德保守的那一批，所以我想讲的是说，两种东西是不一定是重合的，就反对他的人多半都是在俄罗斯是比较开放的那一批。 而你如果现在谴责他离婚的话，那你一定是道德比较保守的嘛。嗯嗯嗯。这两批人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嗯，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就是上一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时候，五个候选人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俄罗斯一个这种反正数得上名号的一个这个巨股富商。哎，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广告之后你一定要跟我们讲一讲。讲讲三也行。广告之后见。 哎，小天刚才讲讲你感兴趣的那个俄罗斯那个富商巨贾。哎呀，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知道是，一反正绝对是一个钻石王老五，然后应该说是一个做资源的吧，在俄罗斯，然后呢也是很年轻，能源的吧？啊啊，能源，能源，对。 <clears throat> 然后呢，那个很高大，长得很帅，然后呢一堆的女朋友，但是就是不结婚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出来就那个要要竞选啊，但是后来呢，反正说来说去啊，最后这个人什么？ 反正最后有有这个消息来源说，实际上他是个陪绑的，他最终支持的就是普京。嗯，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啊。那这这跟他的婚姻是什么关系？呃，但是他很受欢迎啊，也就是说在。 真的，这个对于婚姻就是足够的保守。哎，对这样一个这种完全的花花公子嘛，是吧？这个花花公子的这种极致典型了。对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接受不接受？实际上还是接受的，很多女性都投他的票。但是这里面还包含另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就算是花花公子，但重点是他还没结婚。哎，他只要一天没结婚，他做花花公子呢，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嗯，就比如说像意大利也是这样。然后呢？ 当他呃不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又高大又帅又有钱，那就对很多女性来讲，那就意味着一个梦想。嗯。有多少女人就是觉得说这种男人谁都征服不了，说不定被我搞定了。 <laughs> 对哈哈真是对看不见就是看得见摸不着是吧？然后你知道，你刚才讲这个意大利，我就想起这个贝鲁斯科尼啊，嗯，他这个前妻啊， 我觉得好，我也愿意。说哪一个呢？我也愿意当，就刚离婚的这个。哦，刚离婚。因为我我今天还看到，你知道给多少钱吗？知道这样，他呀每个月给他两百四十五万英镑，离婚的赡养费，相当于一个月贝鲁斯科尼给他这个前妻两千四百五十万人民币，平均一天给八万英镑。我说这个婚姻。 他就是打我，我都愿意。 <laughs>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给那么多？不，贝鲁斯。就你有钱嘛？你贝鲁斯科你几百个亿啊！就是这是，所以非常有钱。你知道现在美国都出在我最近看这个美国那个《Times Square》冒充懂英语， <laughs> 别人跟我说的啊，美国杂志都在讲这个问题。美国现在酝酿修改这个法律，就是说离婚赡养费啊，你不能这么要，就把男人呐，真的是弄的就是完蛋了，就是说永远的付这个。 赡养费，过去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这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前妻们、前妻们和这个孩子们，甚至有的就赖在这个身上了，甚至自己不工作了，而且呢，你知道提出最不满意的是谁呀？还不是美国男人，而是美国男人的新妻子。这个新妻子啊，就是说，为什么他永远在这儿？ 你明白吗？就说你给钱给钱好了，但是为什么它永远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件事儿？就是所以说美国女人简单呐，这些新妻子怎么不为自己的未来想想啊？她可以抛抛弃前一个，就不会抛弃你吗？现在抱怨什么，对不对？你真是你应该多想想这方面的。 <laughs> 没有没有，我倒不会想，但是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哎，好像有这个研究说啊，婚姻到底是谁发明的？最后啊，就是专门有这种史学家去考证，最后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吗？嗯，女人。 婚姻这个东西啊，就是发明出来，它是一种社会机制，来这个权衡制约男人的这种欲望、男人的这种贪婪和这种征服欲的。所以本来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就是去制约。你现在去反抗他，可能有道理的嘛？可能有，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 <laughs> 可能无足轻重的。我跟你讲，你要这么讲，我给你提供一个反例。 当年这文道就熟悉这个这个欧洲的历史啊，你知道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我那天看一个纪录片讲世界名画，哈布斯堡王朝原本是荷兰附近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统治欧洲那么大地方，统治长达六个世纪之多呀，六百多年，靠什么？这个家族就讲，我们不靠武力。 不靠战争，完全靠婚姻操作，对，不断的婚姻操作，最后他的王国遍及欧洲的疆土，对，跟葡萄牙、西班牙什么的，所以婚姻的意义就很复杂，嗯，但是我就说啊，其实普京这对夫妻啊，嗯，俄罗斯我认为其实有男尊女卑，嗯，啊，很严重，你像咱过去就说过，柳德米拉有一次接受采访，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有报道这么讲。 说普京非常好了，就他从来都不打我，你想，从来都不打，就称赞一个老公，而且这个柳德米拉就是说这个普京啊跟他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嗯，其实哎，谈到今天这个婚姻是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婚姻，小田，这个也不能失去信心啊，有很多美好的，但是呢，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夫妻他们是没有条件。 凡是有条件的这个，非富即贵的这个，很多的夫妻，几十年的夫妻啊，事实上跟普京他们差不多。据我所知啊，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嗯，对外说是夫妻，但是实际上已经各过各的了。嗯，但是只是碍于某各各各各种因素吧。嗯，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 嗯，这个婚姻为什么是特别是有钱的呢？他你有条件，你才能分开住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说贫贱夫妻百事哎呀，我就觉得哎，你有的时候说，这夫妻俩你有钱吗？嗯，有些人离婚，离离离就 <laughs> 你现在他们说有的明星为什么整天拍戏， <laughs> 就是因为老离婚，一离婚分一半一离婚分一半好家伙就是为钱。吧？那你说非富即贵，你想想人家奥巴马，嗯。 怎么了？奥巴马人非富即贵，人家挺好的嘛。美国总统那跟这个妻子那么恩爱，至少我们看起来。啊，对呀，他们是不错，他们是不错。但你觉得普京这个是不是普京的大男子主义是很明显的呢？我不知道，但是也许俄罗斯人是推崇他的某种的这种气质。 要不然的话，普京干嘛老是要表演那种，呃，又打死黑熊啊， <laughs> 又潜水救人啊？没错，开飞机。如果你觉得他是个好莱坞的那种电影里面的那种角色，他恨不得把自己变成那样，他国民就高兴。哎，你这样看他文化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是不是？而且这个，你像柳德米拉，其实咱们就八卦啊，咱不了解人家夫妻怎么回事咱这就像你八卦周刊就是这么猜的。我要是这么猜啊，我就觉得，普京对柳德米拉大概不大好。 真的，就是他这种男人呢，太专心于这个事业了，而且那种啊，柳德米拉真是，普京的约会你知道吗？柳柳柳柳德米拉曾经写过呀，就说他迟到十五分钟，我甜蜜的等着他；他迟到半个小时，他甜蜜的等着他；说他迟到了一个小时，柳德米拉说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但是我还是等着他。最后他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哎呦， <laughs> 天哪，还在甜蜜的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田喜欢法国式的是吗？浪漫啊，无拘无束啊，而且我觉得对女人有足够的尊重。 而且男人的话呢，没有那种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去束缚他的思想。刚才不是咱们还在聊吗？那个拿破仑对吧？拿破仑他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就爱上了一个这个已经离异，不是到到是前夫已经死了的约瑟芬啊。不管自己的这个母亲什么的怎么样子的阻碍，而且呢，当时他们在见的时候，约瑟芬还是他的顶头上司的女朋友。不管我就是爱你啊，在前方打仗，给他写信来看我来看我啊去了带着情人啊没关系啊就这种很 generous 很慷慨。 很自信。 你这番言论对你的征婚没什么好处。我没有想征婚。你的呃老公也是很慷慨，你带着你情人去见他， <laughs> 他也没关系。没有，我们这是完全是一种民族性格的研究和比较而已，纯学术讨论。涛哥，道哥，哎呦。得了吧，你要 <laughs> 今天这个端午节啊，你说咱们仨坐一块儿，你说这个。我想，我想说回来一点，就是刚才我还是 <laughs> 好奇。对，刚才呢，我们讲到普的时，忽然想起来。 他过去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们都知道是隔别屋，他是特工，柯克伯对，然后他的太太是跟他在那时候结婚的，对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就假如你是一个非常专业、呃非常重要的，真的是执行前线任务，据说他是真的是 agent，他真的是执行前线任务的特工。对你做这种工作，你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 已经不太可能是正常的组织安排的，然后得从根儿上。对，然后经过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他。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